真正坏心眼的人，往往喜欢向你打听三件事，要小心了。人际交往是人生必修课，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跟什么样的人交往，最终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生活中，许多人都是戴着面具在人前交往，你永远不知道他面具下的样子。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就要多留几个心眼了，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接近你是不是带着别的目的和企图。不要让自己被别人利用了。 心眼坏的人往往很喜欢打听这三件事。如果你交往的人也这样，就要多加提防了。零幺，打听你的收入。真正的朋友是不在乎你的收入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，他都会跟你做朋友，因为他看中的是你这个人。要是你遇到了打听你收入的人，那你可就要小心一点了，因为这样的人接近你，很有可能有自己的企图。这些根据收入来与你交朋友的人。 往往都是那些捧高踩低之辈。如果有一天你落魄了，就会成为他脚下的那个人。他现在对你的好都是假的，其实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。遇见这种不怀好意的人，千万不要什么都跟他们说。零二，打听你的家庭。有些人的心眼能坏到什么程度？他们在与你交往之前，会特意打听你的家人和成员。如果家里有比较知名的人物，他们就会算好时间接近你。 利用你的人脉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你的家境殷实，他们刻意迎合你；你家背景厉害，他们便嘘寒问暖你；你若是普普通通，得到的就是一脸冷漠；你要是贫困潦倒，他们便对你冷嘲热讽。真正的感情是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这样的朋友千万不要交往。他们在你有价值的时候利用你，在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踩你一脚。零三。 打听你对别人的看法，现实中就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透过诋毁别人来获得你的信任。当你信任他之后，他就开始打听你对别人的看法。如果你在这样的人面前坦白了，那么你的生活将埋下隐忧，因为他随时会为了讨好别人，把你的这段话添油加醋说给别人听。明明你当时没有说一些东西，但是他非要说你说了。你要是敢与人家当面对质，最后受伤的人还是你。 因为恶人先告状，他首先获得了另一个人的信任。之后你说的再多，也像是在狡辩。这种别有居心的人，千万不要交往。他把你当成一个与人结交的途径，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一个人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做一个让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如果你发现你交往的人人品差，或者你发现他们对你别有用心，务必多加防备，以免受伤。 在人品不好的人面前，你的防备是保护自己；在真心实意的人面前，你的真心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